锵锵三人行，这个清明啊刚刚过去，这个是 <laughs> 我们不想不敢笑出来，就觉得哦这一集要很严肃。谁说的？这个我们是著名的马后炮节目， <laughs> 一般个春节晚会对我们来说都是春节之后啊。我跟你说，清明你有误会，我一查材料我才知道，清明节呀起源于两千五百多年前的中国这个夏商周啊，嗯，周代，那么。 本来这个清明啊是高兴的，是到野外去春游，哎，春光明丽，就是清明啊，然后呢去踏青去运动。本来啊，最早清明是这个意思，是是快乐的。所以我说今天这个清明给搞成了个悲心交集，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跟过去农历里的另一个叫寒食节，寒食节啊，相传是。 扫墓是祭扫，但是因为这两个日子老非常接近，老在一起，所以呢，在历史的传承当中啊，渐渐的清明和寒食啊合二为一了。春游的同时，正好也可以去扫墓。对对对，就变成这个，所以清明还真的不见得只有呃哭哭啼啼或者很慎终追远的这一面，他还有很快乐呀。这个这个，我就很快乐了，出去出去。 春游啊，我们去那个上坟啊，去扫墓也很快乐的。 <laughs> 是吗？我们香港 <laughs> 对很快乐的。第一个，平常大家忙，跟我的兄弟姐妹、爸妈没什么时间见面。那清明呢，基本上大家心里有数，就大概那一天会聚在一起，那就难得见面，很快乐。第二个呢，吃喝玩乐，我们会扛着一个烧猪啊。 削猪，那水果什么白切白白斩砍斩鸡什么上去，以前还会去在墓园前面打个麻麻将，玩一个扑克牌，斗地主 <laughs> 对，很快乐的，我们对对对，我们喂我们是那个原原住民啊土土豪，我那个我祖先的坟在那个呃香港仔那边哈，他们在墓园打麻将就是三个人打， <laughs> 就三缺一嘛有一个。 <laughs> 旁边的人，那你敢赢吗？ <laughs> 永远是到底敢赢这一？可是说起扫墓也蛮好玩的，我就突然想起一件事情。我扫墓，我一直从小去扫墓嘛，跟我爸妈去我祖父祖母的坟。每次去总是怪怪的，看那个墓哈，那个字怪怪，哪里怪我又讲不出来。后来呢，前几年的事情哈，我在台湾好玩嘛，陪朋友。 呃，去看命、看相、算命什么哈？那朋友算完呢，换我了，我也玩一下。那那那个人一个女的哈，呃，戴个墨镜，好像是瞎子，可是我觉得她是假装的， <laughs> 基本上。因为我们去她家按门铃的时候啦，按了好久她才来开，然后开门之后呢，看到她家里还放着电视哈，那 <laughs> 瞎子怎么会看电视呢？OK，可是他也蛮让我吃大吃一惊，为什么呢？他给我算算了一堆的，突然说，哎。 好像你本来命蛮好的，可是总是有些挫败哈。那我想你骗人嘛，谁没有？这样讲一定中的，对不对？文涛，我说你本来很好的，啊，大富大贵，可是生命总有挫败，你也对嘛？OK。可是他说挫败的源头在哪里呢？你的祖坟上面那个墓碑可能出了问题，这样子，你回去看看吧。我就这样听了，我说是吗？OK 哈。然后呢，听完就算了。那后来第二年的清明节，我去扫墓去看。 那哎，突然想起那个假的瞎子哈这样说，我就又几次的用呃认认真的看那个墓碑，看到原来果然出问题，这么多年我都没有注意，原来我我的祖父啊也姓马嘛哈 OK 哈。 然后是马造玉造的造，文章的章哈，最近出状况了。 <laughs> 文章的章， <laughs> 原来那个文章的章应该是立早对吗？对。OK，原来那个早上面那个写错字，石碑是刻错，那个立早那个早略玉变成田，多了一。啊，突出。啊，突出去了。 原来我就觉得那么多年我都觉得那个墓碑怪怪的，嗯，然后原来就是那个出在这里状况，那我就把他跟那个算命的人的话连起来了嘛，我就觉得可可能是巧合吧，反正就刚好。有有，你知道我在香港，我有个印象最深的社会版的那个社会新闻，我觉得那哥们太惨了，就是他那年就那年清明去拜坟，他才发现他们家祖先呢。 他到那个那个就那个坟香港的那个坟场吧，算是叫坟坟坟场，他拜了三十四年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呢，他拜的是别人的祖宗，为什么？ <laughs> 因为墓碑搞反了，就是不看一看吗？不，当年墓园搞错了，底下埋的是别人的，但是这个墓就是说他跟别人家的墓碑啊，把别人的墓碑放在他们家骨灰盒上面。 他的骨灰和你明白吗？就是骨灰是不是他？他骨灰不是，但墓碑是对。墓碑啊，他对的墓碑是对，但是墓碑后面的骨灰是不对。的。这个坟里面埋的这个骨灰都烧成灰了，你怎么认得出？是别人家的， <laughs> 是别人家的骨灰罐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那年清明节去啊，他才搞清楚。然 <laughs> 后我拜了三十四年，对，然后找都找不回来，因为那一家啊已经移民美国了。 就把那个骨灰啊迁 <laughs> 走了，带着他祖宗的那个骨灰啊迁，不知道迁到哪里去。所以，在台湾现在其实不见得要看骨灰罐，就是说在台湾，我记得我现在就是要祭祭祖啊，或者是这个和去拜我爷爷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一个牌位而已，嗯，就是他没有什么骨不骨灰，他就是直接就是，甚至你就说要跟竹氏祖宗就是放在一起这样子，所以他就只有一个牌位，也就没有后面那些问题，因为宗教就只是一个一个对象嘛。 对不对？那你也不愿意被被被底下埋的别人你都你都，但心意是一样。我总觉得你的心意是上通天听，他所有人都在天上，你所有人都听得到的。而且会帮你传话的，东不要担心。今年很邪。很邪。甲午啊，甲午，我老是跟人讲，今年有三百八十四天。哦，对对。对。是吧？对，非非非非非常奇怪，而且就是马全是粘马的。又几中马航啊。 <laughs> 马老师最近有没毛毛？马马英九啊，那天我们数啊，多少个沾马的，奥巴马呀 <laughs> 都没戏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对啊，而且就是，我是说还是你啊，就是那个肇庆死了一个香港的风水师啊，对对对，那个他他去看风水嘛，然后刚好碰到下大雨，对，然后那个泥山泥就冲下来，基本上把他活埋嘛。那大家就当然这是坦白讲是悲剧。 可是悲剧里面也觉得有一点黑色幽默，因为你风水怎么会算不出来呢？是他自己挑的时辰，他自己挑的时辰， <laughs> 他说这个时候一定要去，这时候不去啊就有劫难啊， <laughs> 就结果去了 <laughs> 就是劫难，这就是，所以我常说嘛，我信风水，可是不信风水师啊，或是说我信那个玄学算命有命运，我不信那个算命的人。 那太奇妙了嘛？你怎么可能有人算得准？好，他可能算出来我有什么好运不好运，要需要推敲一百个因素。那你再聪明的文涛再聪明，只能推敲出九十个因素，那还有十个你推不出来，那最后一样还有呢，经常会变，像风水啊。我听一个长辈很懂看风水的，他后来完全不碰。 他说很简单嘛，你普通人他碰他去赚钱哈，可是他说叫我们不要碰。他说普通人你没有资格碰，为什么呢？你不要以为，比方说又婷你买了个房子，请了好，我花了一百万请我去看风水，弄好布局，你不能一劳永逸，因为那个布局布局呢，通常要配合你的命，还有呢那个时间。对。在过了五年之后，整个运程不一样，其实你要重新来弄。你看。 那你怎么普通人怎么来应付呢？每两年、每三年重新来布局那得了。而且你从一个角度看啊，老兄啊，我们普通人的吧，有钱人像蒋介石、蒋经国他们的那些权贵好了，不是风水弄得很好吗？在台湾墓园这个那个，全部台湾的风水师都去替他们来弄后，他们怎么样？后代怎么样？国民党怎么样？对，假如连他们权贵都弄不到的事情，我们。 不用烦了。真的，风水师、算命师，我觉得就是个心理医生来的。当下，中国式心理医生，当下让你觉得心情舒服，我觉得这就是达到目的了。但是，如果你说真的要帮你改运，或让你有更好的方向，我觉得那也只是因为让你的心定了而已。所以，只是说你要需要一个人给你自己一个理由，说我要心定，就这样子，就这个理由。但是，是不是真的因为他摆了这杯水在这，所以是从此大发？我都不， <laughs> 对我来说，我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是啊。 那中医有一部分，我觉得跟这个也是相通的。嗯。你觉得他开的这副药，你真是吃这副药好的吗？ <laughs> 对吗？对。甚至西医里也有安慰剂这一说。对。对吧？你你那但你，但是呢，我现在就反而啊，我觉得我这个思想啊，就又回来了，又回来了。就是说，信则灵嘛，不信则无嘛。那么你要实现这个目的嘛，那么你要尽量让自己信嘛。今年我就去黄大仙。 嗯，我就去，但我你看我这个觉得这个心心神不定。黄大仙求姻缘的， <laughs> 你去拜黄大仙是去求姻缘的多，你是去拜了什么？你没有我哎呦，我这还是带带着好多我朋友啊，人不在香港，然后他犯太岁，属马的犯太岁，我要帮安哥，我要帮他去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自己也来 <laughs> 也也也来一份哎，然后哎一到这个这个黄大仙里头呢，还是有一套仪式的。 还有一套仪式，你拿着一些这个符啊，一些什么，慢慢的，哎，要叫我说，人家香港人弄的东西还是干干净净，是不错的。旁边一直有人在教你，专业很专业，很专业，而且有几种不同的服务，对吧？你比如说你要不要这个道士，真的有道士啊，专门给你来念点什么，呃，写个符什么的，哎，最后给你一个牌儿，然后最后再给你一个签儿。牌儿呢是不能放在卧室里，但是可以挂在那个车上。 挂在客厅里，最后还有一个那个小的那个红包一样的小小东西，可以放在枕头下面，也可以放在钱包里。哎，我诚心诚意的这么做了之后，我收到了好处， <laughs> 马上我的这个心情就好很多，管它是真的假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就是安定心了。对吧？然后我接着，很多的理由是什么？你觉得好很多是因为好像有人会保护你吗？ 为什么你做完之后你心里会好很多？理由是什么？你觉得好了，有了黄大仙来，好像我觉得就是好像我有了保护我。我觉得就是有了黄大仙，你觉得他会保护你？我觉得他他对我好了，就是所我我去，你可能觉得我很愚昧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就是我是诚心诚意，就是我去这一天之前啊。 我就要先阅读所有关于黄大仙、黄初平啊！ <laughs> 你还调查了他的背景？对对对，对， <laughs> 对不然老我还不想在人家安泰，先看看你这个仙怎么来的？你还你还调人家背景？你你是很美的中国，就黄大仙是神仙，黄黄初平。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喜欢收藏这个石头，有一个石头背面就写着“初平赤起”。你看中国古代的这个词儿都是有点的，什么叫“初平赤起”啊？黄初平。 就是黄大仙的原型这个人？原本呢，他在放羊，但是呢，他跟着神仙啊就学道去了，不知所踪。后来他的哥哥去找他，到处找到他之后呢，他哥哥说：“羊呢？” <laughs> 是吧？ <laughs> 然后他说在山坡那边。他哥哥说：“你领我去看。”其实他哥哥主要是去找羊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过去之后一看，一山坡的都是大石头。他哥哥说：“羊呢？怎么都是石头啊？”这个黄黄初平啊，就。 叱咤，叱咤了一声，哎，这一下子，化赤劫成羊，这些石头全变成羊了。他哥哥就跟着他一块儿学仙，也不回家了。 <laughs> 你知道，咱们去下广告，《锵锵三人行》广告之后见。我相信这个孔子说的。 叫这个祭神呐，如神在，哦，对，就是说你要拜，你就诚心诚意，对吧？你想他是真的假的这些，那你就不要去了，对吧？那你这既然去，就得到了疗效，对不对？我认为对我来说，比找心理医生要强。他就是心理医生啊，你就相信他，他讲的话就都是圣经来的，就是都是。 都是对你来说有疗效，这个就重要。但是我只是说，如果你不停的花钱，然后用，他，我今天才在听说，他们说算命有很多种，有个朋友开了一个公司，去找了一个算命师算命，他可能付了几千块钱给他，然后呢就算了一个名字，非常的糟糕，很像是接近日本的名字，他就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，我就没办法在中国做生意，因为他就像个日本人的名字。还有再跑去跟那个人说，你可以再算一个，因为我这个名字真不能用。他就说，那你再加钱吧，钱 <laughs> 一加，哎，名字就换了。所以你到底？ 你说这个名字算出来是因为价钱的不同，所以还有不同等级的名字吗？就是你知道，好像是对于这种市面上太多这个，我都不知道该信什么。那就我，但我觉得就是说，如果去就要信，就这样子。是，对对，这个我这个我推崇。但是你说一直花钱去求安慰，我觉得倒是人生中你应该要修炼一种，就是你可以自己求得自己自身的安静才是。有的时候很难，靠自立啊。 靠自靠自己的力量很难。比如说为哎为什么就是这么多信人要信教啊？你完全这就跟过去这个讲的，你像这个佛教里边说的啊一个道理，就是说比如说所谓的像文道他们修那个小乘佛教，嗯，就是靠自己靠自己。对。后来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看中国人，中国人就是表现出中国人的这种呃现实，就是就是或者实在，就是说啊靠自己百分之九十九的人。 达不到这个境界的，你知道吗？于是呢，你看在中国呃特别兴盛的是净土宗，就是靠念佛阿弥陀佛，西方世界接引。其实真的假的，咱们不去讨论。我就觉得这也有一种人好像啊，你比如说你诚心诚意的拜一个什么啊，当你无路可走的时候，你诚心诚意的念一个什么，念一个咒语也好，念一个，实际上它是让你的集中注意力啊，在一个事情上了。 你要真能念到集中注意力在一点上啊，这对你，咱不说别的，一定有凝神呐、安心的这个。 这个功效，还还有另外一个看法，心理学的看法。我刚好奇是说，你去拜完黄大仙，觉得心安了，所以我才问你说，是不是你觉得有黄大仙在保护你？好像有个黑社会老大保护你，我就是这感觉，这是可能是真的哈，因为这个不能否定。我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有另外一种作用，所谓的心理医生哈，又停不断说是什么呢？当我们去拜，我们学懂了谦卑。 我们在命运面前低头，这个等于古典悲剧的作用嘛？我们承认，我们再怎么样努力，把石头推上山，到最后掉回来。我们对命运低头，谦卑，懂得我不要那么嚣张自大。这怎么说呢？当你让拜这个动作成为习惯以后，哈，不仅是说什么注意力，当然有帮助哈。其实道理一样的，你学的好了注意力，成为你的习惯，或者说你拜了。 把谦卑成为你的习惯的时候，你生活上就会比较心安。为什么？你不惹麻烦，这个解释好。你不会得罪别人，不会嚣张，不会冒犯别人，还有人来帮忙你，你就顺利了吧？哎，现在就你像我在这一坐，我什么都不怕，黄大仙在后头呢， <laughs> 是吧？ <laughs> 有事赖他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又停，又停，你就 <laughs> 你不要拜我。 <laughs> 对， <laughs> 我觉得还有就是，如果我们刚才说，就是你去拜啊什么，你的心态真的跟着，因为你拜的这个动作跟仪式而改变你，那真的是好事向善来的。但是我我有朋友在什么，每年一定要去抽签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想知道那个签师说你今天说你今年怎么样嘛？你知道他每一次哦，这个 Facebook 晒出来都是好签，我想说哇，真好，每年都是这个不是。 中级、大级就是下，就是上上千，就是都是不错的。就后来呢，有一次我去跟他去，然后就看他弄好久，我说：“哎，小姐你怎么弄那么久啊？” 他说没有，我刚刚一直抽到胸前。 <laughs> 我说那你你，他 <laughs> 说，我就每次都跟他讲说，请你再让我抽一次，不要这么抽。他就是不停的一直许愿，就希望能够抽到一个不错的签， <laughs> 他才会安心的离开那个庙。他拿着那个胸签，他就觉得完了，我今年就是被我说那他上面有告诉你怎么解决哦。他说不行，我就是觉得我今年很不好。对，你说这个心态是。是，所以我现在抽签我不大敢抽。 所以他是，有人就说不要抽签，有人就说不要抽签，你知道了又怎么样呢？是好还是不好？就可以避吗？不是有人就这样说吗？没有，第一个你们去错了庙， <laughs> 真的 professional 专业的庙是怎么样？你抽到不好的签呢？你去过去找他，去 counter 去柜台找他，他说啊，没问题，多付三百块，然后他带你去， <laughs> 不是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他念一个咒语，把你那个签一把火烧掉，然后呢就说好了，没事了。 然后是三百块，另外再付五百块买一个化解灾难的东西回家，所以还是抽，没有问题了。么，哎，这都是钱来的。所以咱们这样，最后再给你们看个国宝，好吧？跟清明有关系的，你可以看看是什么呢？苏东坡的这个《寒食帖》，在。 故宫博物院北北不是台北，在你们台北故宫博物院，我为什么出示这个呢？我就是说啊，他是苏东坡在寒食节，我不是一开始就说嘛，这中国到后来是清明和寒食合一了，所以苏东坡就是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，就三个寒食，哎，你就看出他写的这个字啊，你看出感情没有？一开始呢，字的好像写的很平静，对，慢慢的你看写到后来。 这个最大的字和最小的字能差这么大？春江欲入户，雨势来不已。小屋如渔舟，什么蒙蒙的的水水云里。然后你看啊，呃，到最后君门深九重，其实他是给皇帝。那个时候都跟怨妇似的，皇帝把他贬到黄州了。你看坟墓在万里。现在我们知道寒食是扫墓的节，你知道吗？君门深九重啊，皇帝你的门呐，得深九重。坟墓啊，我将来死啊，这坟墓在万里之外。 也你哭途穷，就是这个穷途末路那个。也你哭途穷，死灰吹不起。你看这个字。然后你看第二章，这个黄庭坚在他这个字的后边也写了一段，就说苏东坡啊，这个诗也写的好，像李白字也写的好。你看他说啊，假如让苏东坡再写一遍，未必及此，未必能写的比他更好。然后他你看，这有点又谦虚又骄傲的意思。 他说啊，呃，他日东坡或见此书，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。他说啊，我写的字也不错，将来有一天苏东坡在看到这个之后啊，他可能会笑话我。 这苏东坡是真佛嘛？说哎，你没在我写写，你看这种表示也很自傲，就是将来他看到我写字也不错，这是一段佳话。那以前香港的电视台拍过《东苏东坡传》，就说为什么后来字越写越越激烈哈？因为他老婆喊着他赶快吃饭， <laughs> 哎，吃饭了的，很快很快，马上好这样子。是经过考证。接下来为您播出《文明启示录》。出去玩。